锵锵三人行，恭喜发财！我们这个真是为大家恭喜发财， <laughs> 所以你看，我请来首先是咱们财经神女啊， <laughs> 神女好像有点 <laughs> 财经圣女夜夜谈。 而且主要是咱们这个温元凯教授，那不是一般人。改革开放的历史上 <laughs> 有一号的温元凯教授啊，当年这个指导过邓小平的。不不不不不，别主意啊，这主意。今天呢，为我们观众出出主意吧。好，因为为什么我说中国人想的无非就是恭喜发财，对吗？但是怎么能发财？哎，我要从您的这个个人说起。 您本身是个化学家，对，哎，但是后来呢，你对理财感起了兴趣，就成了个经济学家了。不敢当，不敢。哎，你你为什么出现这个转变？啊，其实也是一个偶然的原因，就是我在美国一九九二年，一个非常偶然，帮一个老朋友出了，讲了一个评论了一家企业，叫上海石化，因为他在美国上市，没想到一个礼拜他就赚了几万美金啊，就评一句评价，后来他帮我开了个户。 买了两百股上海石化的股票，四天赚了八百美金。八百美金不多，但是引起了我巨大的兴趣。我发现股市、华尔街对中国太宝贵，宝贵哎，中国缺这个东西。 我为资本市场比干什么都上瘾。 <laughs> 所以从 <laughs> 后来呢，九四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有机会到华尔街去工作，当时四十二岁，从一个化学家要改行到这么一个领域，还是风险。你不是重新学起吗？差不多。但我有个有利条件，因为我中国科技大学任教的，中国科技大学有七十个学生在华尔街投资银行工作，所以有一个有利的人脉条件。当然我也是做管理的身份去，哎，做管理了，对吧？ <laughs> 哎，就是。所以实际上我做的是。 一种先进理念的引进的工作，所以回来写了一本书叫《闯荡华尔街》。为什么呢？因为我肯定不是金融财政科班出身嘛，是一个外行进入这个领域，但是肯定可以引进这些。实际上这是一本科普书而已。但是这本书后来获得了上海星期三评为全国有一百多本书上有华尔街名字。 十本最好，而且唯一一本中国人写的书，其他都是业著。对，当然华尔街是好啊，但咱也没法去啊。就 <laughs> 是现在，我就代表广大观众要问问您，就是兔年二零一一年啊，我们这个小民要发财，有有办法吗？有，我认为首先就是要提理财，理财是门大学问。嗯，大老板有大老板的理法，小民有小民的理法。 而理财呢，又是个广泛的含义，对吧？你可以买房产，可以炒股票，可以买黄金，对吧？甚至可以去投资企业。那么就看个人的情况，从简单的做起，然后慢慢再到复杂。那为什么中国股民大部分都掉沟里了呢？哦，对，这就是中国资本市场糟糕的问题。你看，去年中国经济复苏最好，股市最熊最绿，这是荒唐的。太多的企业要到股市上去圈钱了。 他们很少想到的是，怎么样给他们买他们股票的股东创造财富啊。 照您这么说的话，股市也不能投，房地产也很危险，对不对？黄金最近在下跌，您觉得是哪个行业比较稍微好一点儿？当然，这个从简单的来讲， <laughs> 比如说，那当然小明的理财，对吧？比如现在也有理财产品等等。哦，那理财产品，那那理财产品，那比如说基金也算理财产品，但基金我应该当然买保要要买保本的，哎，比如债券基金，相对来讲会比较稳定一点，尤其在通胀形势下。 的债券基金相对来讲会好一点，当然稍微再有一点知识学问的，应该说股票还是非常有值得投资，因为你要看买什么股票，因为比如战略新兴产业，买股票，哎，买股票，当然战略新兴产业，可能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当年有过一个段子的，一九九四年上海有个家伙买了二十六万块钱的股票，后来不小心与人打架，把人一刀捅死了。 这家伙判了十五年，整整坐了十五年的牢，回到家里打开股票账号混过去为什么呢？当年二十六万的投资变成了两千万呐。哎有天了， <laughs> 真是啊！而这个股票就是当年的万科。会炒股的人把万科的 K 线图把它复权以后，不难算出来，九四年投二十六万万科的股票，到二零零九年脱手两千万。可是我们就是要有更多的像万科这样的股票。 帮助千千万万人发财。可是这个听说我们要请您来呢，我发现这微博上也有人质问您呢。对呀，说是您当年说过牛市一万点，中国股市能上一万点。对呀，但是今天今天 <laughs> 今天您我讲形成什么？零七年当时的形势，我对一万点很有信心。当然我也提了七大前提啊，这个七个前提全变化。当然后来我就越来越失望。我在二零零八年曾经在《华夏时报》上。 写过一篇文章，叫《中国股市稳定牛市格局的十大政策建议》。嗯，我我们是这样的，今年恐怕也好不到哪儿去。从股指上来说，为什么呢？我们这个去年吧，我们这沪综指是全球排名倒数第三，对，但是我们的融资再融资也就圈钱吧，是全球第一。 哎呀，圈了一万多亿，圈一万多亿，然后今年啊还没结束呢，今年还得圈。今年的他们算过，就是上市的这些银行，光是上市的银行，他要满足他的资本金，这两年里头还要圈上个三千亿左右。哎，我我不太懂，你们给我说说怎么圈呢？这怎么他是股票 IPO 不是股票不是跟赌场一样吗？是你一般民营企业必须，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股市上另外有个现象？ 上证综指是跌得很凶啊，但是中小板指数是创新高的，这说明什么？说明还是民营企业做得很好啊，民营企业成长快啊，是民营企业在资本市场上有更多的一席地，而且将来民营企业的考评，更重要的是盈利、分红、啊送配，对吧？这个每股盈利就是这些硬指标，某种意义上来讲，而且将来股市交易给股股东现金分红。 作为第一评价标准，咋怎么怎么？听着真解气！ <laughs> 李嘉诚就是这样做的， <laughs> 所以李嘉诚的股票为什么好？你买李嘉诚的股票，可能比存银行好，它比银行利息高。 咱咱更不用说它股价还会上升。咱们补个漏洞，补个漏洞啊，要不然人家又要曲解温老师的意思了。就是那个民营企业是不错，但是我们现在创业板它的市盈率也太高了。如果你现在再去买创业板，恐怕风险还是比较大的。所以你现在大的也不能买，小的也不能买。 <laughs> 那么你你要再找一个类似于万科或者是苏宁这样的东西呢，还是找得到的，但我就不告诉你。 <laughs> <laughs> <laughs> 您是不是个人通过理财敛了很多财富？呃，不，有所有所，就是我是财富在股市上还是有所增长的，没没那么高，没那么高。因为他们都说那没几个经济学家自个儿炒股就还能赚钱。我是不单讲自己也是投资股票，而且我在股市上也是获益不少的，但是没那没那么这这个。您是从国呃那华尔街获益呢，还是在国内获益？完全，华尔街那套东西到中国来全失灵的。 <laughs> 没多意思，所以华尔街回来的炒股没几个赚钱的， <laughs> 都是吹牛而已。好，那么中国股市你有什么呃秘诀教我们几个？应该这样说，中国股市还是会有一些很好的潜力股，就他们将来会成长成为微软，将来会成长成为沃尔玛，将来会成长成通用电器。 就是有这样的潜力，那还是有不少的。你万科就算一个了嘛，三一重工也可以算的嘛。就是说，当然我们不要讲更多的具体股票，就是还是有一些高成长公司。但这个就得你自己得去研究。你苏宁也是这样，你在零四年如果买十万块钱苏宁股票，那到零七年就一千万，十万变成一千万，也是一百倍的，也是有的。所以我写了一本书叫《中国漂亮五十》。 漂亮五十是个英文词，叫 Fifty Nifty，这是指华尔街六七十年代五十只最好的股票，让美国一代中产阶级完成一生财富梦想。也就是说，你只要投资买了这五十只股票，十年平均一百倍。所以我就是从我研究的，我倡导写这个书是倡导中国市场上要形成中国漂亮五十，就是十年让中产阶级一百倍。 那万科四百倍啊，不仅仅一百。你看那个郎咸平说话挺极端的哈，我曾经听他在我们这儿就说过，他说这个说股市要是不能让股民挣钱就不应该。对，哎，我觉得这该怎么理解呢？这句话对的，所以我认为中国完全具有牛市的条件嘛，因为我这个书里也解了九大成因啊，中国经济三十年高速增长对吧？中国正在成为世界工厂，中国正在投成为投资热土对吧？ 而且中国正在崛起一个日益庞大的中等收入和富裕阶层，对吧？人民币升值前景巨大，对吧？另外就是中国也有一批好上市公司等等。那么问题就在于我们的管理层应该努力让中国的股市成为牛市。所以有一本书写的很凶啊，就在这样的熊市下也能挣钱。这本书的书名叫《战胜政策市》。 这是一个自什么不写的，不是我。 <laughs> 那就是说，他那个对你的政策不爬的非常准的话，他是可以做波的，可以做呃那个那个呃，文涛连政策都在我的算盘当中。对。呃，政策恐怕是比较难算，比较难算。他们一般来说是看资金的进出。如果你去年下半年做小盘股，做一些环保能源，能翻十倍。好好好好，先先说到这儿。去 <laughs> 广告的时候把那股票告诉我。 <laughs>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所以温元凯嘛，给我们打了点凯凯凯歌，高度凯歌的元气。对对。但是叶檀好像有点泄气的言论。对我我必须得泄一把气，要不然咱们这节目出去的话，人家就说你们又说的又是一万点，哎，就是哦，我觉得这两年恐怕都不太可能，那个股指会来回的低位震荡。现在我要给他们打的气就是。 你最坏也就差坏到这个程度也就差不多了，恐怕再会会稍微跌一点。但是你说跌到两千三又怎么样？跟现在没有本质区别啊。那到两千三左右，但是你不可能更坏，现在肯定是低位，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但是它能不能涨？说涨到六千点，涨到八千点，不知道，不知道。因为第一个就是咱们这个市场确实是个圈钱市。你看这两年，去年圈了一万多，今年如果发的出来，还得圈一万多。 源源不断的圈。第二个的话，咱们这个通胀也好，什么也好，且有的搞呢？他根本就没有，他要一直通胀，他就得把这个股股指打下来。如果股指太高了，这个财富效应很强，然后这边又火上浇油，这边物价就更高。哎，这个有些经济学家就是说法不一。现在咱们是通胀已经通胀了呢，还是有通胀的这个危险，还是该怎么理解现在的情况？已经。 是通胀预期呢，不是预期了。你都五点一了，你还不通胀？都五点一四点六了，你还不通胀？菜价、房价、气价、油价、电价，更加不用说房价。哎，文涛，咱们应该这么说：我们原来的警戒线线是百分之三，嗯，到了四就比较严重通胀，现在这个到了五就是非常严重的通胀了。那天我还碰见一经济学家，他说的对不对？您说哈，他就说啊，说现在这个人民币不也在贬值吗？对内贬值吗？ 他说啊，你要是买房子那个按揭呀，咱们很多这个小老百姓感觉有了钱赶快还了。他说千万别还，能按揭多少年就按揭多少年。这个是该怎么理解？什么呢？就是严格说来呢，就是在通胀形势下呢，应该持物，不应该持币，因为钱正在毛掉嘛。 对吧？所以某种意义上，它毛价要注重比银行的那个那肯定快嘛？就肯定快，就是你一百块，实际上将来价值变成八十块了，甚至会变成七十块的有效值。 这就是政府应该尽快扭转这个状况。就是你想想看啊，咱们我记得这个大概十几年前了，那时候那个呃有一个保险推销来跟我说，他说你想想看，我们这保险多好，你你以后等到你老了之后，六十岁之后，你每年就有两，每个月就有两百块钱，你老年就不用发愁了。你一个一年你才交两千多块钱的保费，然后你有什么人又给你加带了人寿险什么，然后这个人寿险我一看现在一想，那两万多大概是。 然后他就觉得两百块钱，那时候就觉得，哎，你一辈子不发愁了，你每个月都有两百了。 <laughs> 但你现在回过头来想想，那我们这个命运跟那个老太爷就相差不了多少了。没 <laughs> 错，嗯，就是问题就在于，作为政府来讲，要抑制通货膨胀，要让人民币内在对内。 能够价值越来越好，这才是经济根本发达的一个基础。所以，要要要让那个温老师把他的那个股给说出来啊！ <laughs> 我的意思就是说，要鼓励上市公司为广大股民成为一个投资的乐园，而且要长期投资。我也是相信巴菲特的投资哲学，价值投资就是长期投资，价值投资不是炒股。我从来不赞成一般老百姓去炒什么股，嗯，对吧？ 就是说，鼓励中国一批上市公司，包括像现在某种意义上还是有一批上市公司做。但是你看，我怎么呃，听那天听谁说呢？说比如巴巴菲特呃投这个比亚迪。对呀。结果比亚迪那个电动汽车，说是也没卖出几辆。对对。那那就这个他那么聪明的人。说长远看，我我认为巴菲特投比亚迪很厉害，而且比亚迪马上要回归 A 股。作为我来讲，可能我将来就会投比亚迪。 回归为什么在 A 股又又圈一把钱。哎，当然要看他能不能做好， <laughs> 因为你要知道将来这个电动汽车的趋势会非常厉害，而且中央政府七大战略新兴产业，这个是未来非常看好，而且中国雄心勃勃，原来在电动汽车上全球第一，所以今天看到大事，这个呃像我们普通人呐，很多人相信这个消息。 对，或者是依附于某些大人物，感觉自己认识谁，然后听他跟你说买什么，你觉得这个东西靠谱吗？呃，不靠谱。那么应该说，但是我们应该看到，中国股市三十年来出了一大批民间的真正的炒股高手。嗯，那我就有一个同事嘛，他的太太是仓库保管员，一个老太太，五千块钱现在四百万，老太太也没什么文化，但老太太很用心啊，老太太做的股市笔记有那么厚一摞， 每天早上九点半到下午三点，他始终在电脑前面，肯学习啊。美国也有这样的故事，就退休老太太炒股炒成百万富翁嘛， <laughs> 也不是说成亿万等等啊， <laughs> 亿万等等。但是就是在于用心，在于真正掌握规律的规律，而不是去听什么息。相信中国股市，你觉得有规律吗？他就说只看十到二十只股票，而且每个股票挖个坑。 说股价只有跌到这个坑里，他才会买进。而且这个老太太非常守得住。嗯。那还是有的，而且现在电视台也有一些节目，有些完全有有有有。哎，您说的这个故事让我想起来，我有一次去参加一个股市天天向上的节目，就相当于股市达人秀，那里边全是民间炒股高手，其中有两个，就是一个是下岗的，大概都是四五十岁，一个下岗的，另外一个仓库保管员，跟您说的一样。一样。 他就是全家的重担，包括后来他女儿读大学什么，全是他炒股炒出来的，炒炒到他家里有两三套房子，女儿大学毕业找到了好工作，他们全家都依附他，他老公看到他眼睛都亮了， <laughs> 是就是学习还是学习，而且这个学习是真正在中国这块股市的土壤上学习，而不是去那些纸上谈兵，学习中国具体国情，哎，股市真的股市，当 厉害，厉害！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您看，您真是给我们渡了点元气。 <laughs> 对呀，可是呢，您您说要看到我。 眼光远大哈，但是呢，我怎么也听到呃一些观点啊，就是说这个中国的这个经济啊，尤其比如说今年的这个走势啊，就用莫测来形容，好像问题呢依然你也很多，比如说现在这个做实业。 也没有什么利，对吧？很多这个民营企业纷纷这个关停并转了，这等于做不下去，啊，失业率也比较高。那么有些人担心会陷入这个滞胀。这个你看社会上的游资，温州炒房团都跑到艺术品拍卖场去炒炒古董，屡创天价。对，这这热钱全跑到这个买房子，这个让人就感觉到这将来会有危险嘛。 个有这啊，当然我们作为实业来讲，目前是要转型的，因为我们过去叫出口依存率嘛，外贸依存率百分之七十嘛，所以现在非常重要的是怎么样把内需调动起来。而对于对调动内需，关键是老百姓得有钱来内需。所以我认为，当前今年“十二五”开局非常重要的是，能不能把富民政策放在非常高的地位，帮助更多的人富起来。 现在这个样，而且股市能再跌吗？你是百分之九十的股民套了，股民几千万呢，一亿几千万注册股民啊，所以我们认为，为什么我也很赞成叶灿女士讲，股市也不能太再跌。那再跌的话，那更多的老百姓就是财富化水了。没错，没错。哎，所以就是说，怎么样？我认为应该，所谓管理股市最大的本事，就把股市打造成慢牛型。嗯。 慢慢慢牛型，而不要大手杀六千一百二十四肯定不对。慢牛型，一个最优秀的。当然这里面就要调控啊，那你政府管理部门干嘛？就是调控，利率也是。就是基本上你制度到位就行。我理解温老师说的，像咱们这儿是冰火两重天，有的是富翁，有的是乞丐的这个市场。那举个例子，创业板去年就一年造就了四百个亿万富翁。 天哪！凡是创业板上市的，全家致富、兄弟致富、夫妻致富，这太多案例了。没错，创业板这些人也是很厉害。而且你说创业板那些大股东一能减持了，马上减持。而且这些人后面对吧？你要知道，这两年也发很多财，就是私募基金。你可以看到这两年私募基金的活跃。 包括很多做实业的老板去做，那那条链条上人全发，全发了，大家发的看到了，这条链条上的人全发了，所以我们就不在这链条上了。呃，那你也有可能，我随便举个例子啊，你如果当年能够有眼光，参加开一家乡村鸡就可以了。 乡乡村鸡在美国股票上市啊！哎，重庆的乡村鸡啊，一家小饭店呐。啊你当年开个小飞扬你也发财了，因为你开个小飞扬如果一百万，将来就变成两千万。他的意思就是您您天做主。接着为您播出 <laughs> 民生银行信用卡地球宣言。将来有潜力上。